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十五集。碧云秘境神秘莫测，可这是对于普通的灵仙天仙而言。 对于上面那些大佬，碧云秘境恐怕透明的和盆清水一样，探查出贺玲兰的具体位置，想来也不难。队伍三人中，林清霄是实力派，洛寒是后台咖，唯有叶子楠什么都不太沾的样子。叶子楠嘴唇张了张，最后只能不服气的辩驳：“我只是懒得用功而已。如果我像林清霄一样勤勉，我早就成上仙了。”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洛寒最烦这种“我很聪明，只是懒得努力”之类的言论，当即说道：“能努力到什么程度，本来就是才能的一部分。林清霄年纪只有你的百分之一，修为就已经和你平齐，实际战斗力还要远远高于你。你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。”叶子楠用力反驳：“我只是懒得努力而已。他一天到晚都在修炼，而我不想当只知道修炼的呆子。” 如果我有他这个修炼时长，我早就飞升了。哼，洛晗笑了一声，温柔地看着他。你以为你不成功，只是因为不努力吗？叶子楠愣住了。醒醒吧，不努力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。更何况，你只是用不努力当借口罢了，还美其名曰不想当只知道修炼的呆子。事实上，你即使达到林青霄那样的修炼时长，你也追不上他。 叶子楠脆弱的鸟心又受到重创，他原来觉得林清霄是个魔鬼，现在看来，洛寒才是真正的魔鬼呀。叶子楠捧着心陷入自闭。洛寒和叶子楠说话的功夫，雪妖轰然一声，四散到飞雪中。这一次，他是真的化成雪粒儿，再也没法凝聚成型了。洛寒惊喜的回过头：“你这就打赢啦？” 林青霄收回剑，淡淡嗯了一声。洛寒用力拍了装死的叶子楠一下，示意他起来干活。自从有了叶子楠，队伍中所有粗活都由叶子楠包揽了，比如打扫卫生，比如背东西，比如采药。洛寒费力的扑腾到林青霄身边：“你这就把雪妖解决了， <laughs> 太好了！极北之地已经搞定，接下来去西方。” 要是我们走快些，说不定今天就能走出极北之地，不用在这冰天雪地里宿营了。洛寒走到一半，忽然本能感觉到后面传来一阵攻击，身后立刻竖起一道冰墙，为洛寒挡住了激射而来的雪。洛寒惊讶回头，看到叶子楠那里也受到了攻击。雪林里面走出来一队人，为首者喊道。 这株鹤铃兰是我们少主先看到的，你们夺宝竟然夺到我们中山林家头上。洛寒看到那几个人的时候，表情就变了。这时候，对面也认出了林清霄。林崇玉抬了抬手，冲在最前面喊话的小喽啰赶紧退下。林崇玉走到最前方，神色莫测的看着他们几人：“二弟，你们怎么在此处？” 林崇玉这次进碧云秘境就是为了贺灵兰，他从家族的情报中得知，碧云秘境极北之地生长着一株贺灵兰，这是一个进秘境的弟子偶然发现的，只可惜那时候贺灵兰没有成熟，弟子只能忍痛离开。他出来后就立刻上报林家，当做情报和林家兑换丹药。 林重玉就是看到了这条情报，才带着人来碧云秘境。他进入碧云秘境后，本打算直奔极北，只是路上素隐月和云梦寒发生了一些冲突。后来素隐月又发病，他为了哄两个女人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谁能想到，他刚刚到达情报上记载的地点，竟然看到了林清霄。 跟在他身边的那个鸟族还欲要挖走贺灵兰，他们岂敢？林崇玉视这株贺灵兰为囊中之物，他怎么肯拱手让人呢？林崇玉眯着眼打量了林清霄一会儿，目光中闪过了然。他这个弟弟可越来越出息了，平时一副清冷模样，结果给予他的机缘，还想抢走他的灵草。 林崇玉心中愤怒，表面上不显，沉声道：“二弟，机缘见者有份，何况这条情报本来就是我的，你偷看了我的东西，还蓄意抢在我面前挖灵草，二弟，你这样的行径可不地道啊！”洛寒听到这种无耻的话，气劲马上就上头了。叶子楠也十分无语。 刚才林崇玉的人为了阻止他们摘鹤铃兰，大部分的攻击都冲着叶子楠来。叶子楠虽然被洛寒嫌弃，可是实际上他并不弱，无论身份还是修为，更不必说他十万八千岁是朱雀族云州王的世子，资历放在新生代后辈面前，就算是龙族也要敬称他一声叶师叔。 林崇玉二话不说就在背后攻击叶子楠，这是非常失礼的举动。叶子楠脸色很快沉下来，他单手背后看着林崇玉，冷冷道：“林大公子，这话说的奇怪。仙界的规矩历来是先到先得，这株鹤林草是我们先找到的，守护雪妖也是我们杀死的。你一个后来者不避嫌就罢了，还一上来就对着我们的后背攻击，林大公子。” 这就是你们终身的礼数。这几万年我在外玩乐，疏于修行，竟不知天界的礼法变了。等改日，我必携朱雀云州王府十万之众来终身向林家家主讨教一耳。林崇玉只有一千岁，而叶子楠光不务正业就已经几万年了。林崇玉并不认识叶子楠的脸，现在听到叶子楠自报家门，林崇玉才知道。 原来这位看着吊儿郎当的骚包鸟族，其实是云州王府的人。林崇玉阴沉地朝刚才喊话的跟班扫了一眼，跟班立刻吓得冷汗涔涔，赶紧向叶子楠告罪：“前辈恕罪，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前辈。刚才之事，俱是小人一人所为，和少主无关，请叶前辈切莫错怪家主和少主。”无趣。 抢东西时冲锋在前，一遇事儿就推跟班出来抵账。叶子楠很是鄙夷的啧了一声，说：“我赶时间，没空和你们一群毛孩子耽搁，我们各自走路，互不相干，省得出去后你们说我仗老欺人。”叶子楠说着就要取花，被林崇玉再一次叫住：“且慢！”叶子楠不耐烦的抬头：“你到底还有什么事？你是看不起云州朱雀一族？” 还是看不起我，啊！师叔说笑，晚辈不敢。林崇玉说着道歉的话，可是目光里却没什么认错的意思。只是这株鹤铃兰是我林家的情报，虽由叶师叔和二弟捷足先登，但毕竟源自我手，而且我表面体弱，急需鹤铃兰续命。我愿意以其他宝物相换，请叶师叔不要相争。叶子楠惊讶的看了林崇玉一眼。 又回头望了望洛寒，反应过来之后破口大骂：“放屁！谁说我们是从你那里偷来的消息？我们一早就知道了。”叶师叔不肯承认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林重玉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，有礼有节的拱了拱手，可是动作和语气中没有一点谦让之意。但是表妹的病等不了，若是你们不肯相让，那我只能动武了。 这时候，落在后面的素隐月慢慢走过来，声音听着就细弱。表哥，怎么了？云梦涵也跟在素隐月身旁，不情不愿地照顾着她。一队护卫还在素隐月身边。素隐月看见林清霄意外了一下。二表哥，我刚才听说有人和我们抢东西，莫非这个人正是？ 素隐月剩下的话没有说完，自然消失在风中。林崇玉小心地扶住素隐月的胳膊，轻声说：“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表哥会为你取来药的。这里风大，你们快护着表小姐去结界里歇着。”林崇玉说完后，看向云梦寒，立即皱起眉，当着众人的面呵斥他：“你怎么也出来了？净给我添乱！快回去！” 云梦涵对林重玉吐了吐舌头，一点都不怕他。林重玉总是这样欺负他，在外人面前厉声挑剔他的短处。可是云梦涵知道，他虽然霸道，其实真心对他好。云梦涵对林重玉做完鬼脸后，转身对上林清霄瞬间变得拘束规矩。他似乎有些犹豫，欲言又止道：“二公子，你也想要贺林兰吗？” 怎么会这么巧？嗯，嗯，你换一个药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陪你去找。这是什么神奇的言论呢？洛寒被女主的逻辑折服了。素隐月捧着心口，脸色白的像纸。见状，拽了拽林崇玉的袖子，微弱的说：“表哥，算了，我没事，只怪我这副身子不争气。” 修炼都能运差了气，我只是想离表哥近一点，却总是给表哥添麻烦。表哥，你不要管我了，我从小到大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，死了倒也清净。素隐月说着就软软摔倒，正好被林崇玉一把揽住，林崇玉心疼不已，皱眉道。 林月，不许说这种话！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说完，林宠玉抬头，目光炯炯，里面全是势在必得。不瞒几位，我表妹在进入碧云秘境之后，运功出了岔子，伤及经脉。她自小体弱，经脉也比旁人细弱。若是没有贺灵兰救治，恐怕会留下终身隐患。这本就是我们林家的东西，我愿意用其他药材补偿叶师叔，我们相互行个方便，请叶师叔。 不要故意为难。原来是素隐月用。叶子楠悄悄看向林青霄。素隐月是林青霄的正经表妹，这是他们的家务事，叶子楠也不好插手。叶子楠说道：“雪妖是林青霄杀的，贺林兰也是他找到的，这株贺林兰不归我做主，到底如何，让他来决定吧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